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一十九集。林青霄不日出发，叶子楠和邹继白不约而同决定跟着去混经验，就连凤凰女王心思也活动起来，想把风雨尘塞进去。 但是风雨辰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叶子楠等人早就和林清霄认识，此刻随行理所应当。而风雨家和洛寒关系好，风雨家随便说一声，洛寒就同意了。洛寒点头，那可比林清霄点头都有用。风雨辰不上不下，和洛寒不熟，也不敢和林清霄说。最后女王叫来了风雨家，说：“听说这次你要一同去东海。” 正好辰儿也空闲，你带着他一起去东海长长见识吧。若是路上能让林上仙指点一二，那就更好了。女王说完后，良久，发现风雨家竟然没有搭话，女王有些意外。在她心里，风雨家一直是个乖巧听话的女儿，虽不及风雨晨讨喜，可是胜在听话。女王对于风雨家是有些愧疚的。 但是王位要留给儿子，女王只能在嫁妆上多补贴风雨家一些。女王打算好生给风雨家找个夫家，日后将风雨家风风光光嫁出去，也算全了他们这段母女的缘法。凤凰女王根本没想过风雨家会拒绝，在女王看来，风雨家大方懂事，从小就懂得照顾弟弟，能为风雨晨帮上忙，风雨家该感到。 高兴才是啊！但是此刻，风雨家良久不语，慢慢让女王觉出些许异样来。凤凰女王不知不觉敛起笑意，问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这是凤凰族的家事，林清、霄洛寒等人并不在，在座只有风雨家、风雨晨以及些许近侍。风雨家忽的站起身，缓缓对女王蹲身行礼，说道。 母亲，此事恕女儿不能答应。林上仙此行是为了寻找玄龟前辈，并非游山玩水。风雨辰修为浅薄，根基虚浮，他跟着去岂不是拖累上仙？洛姑娘和林上仙两人心善，不好直说，可是女儿却不能坐视不理，请母亲收回成命。风雨家这番话说出来。 殿内所有人都吃惊了，女王的脸色阴沉下去，冷着声音问：“你这是在埋怨我？辰儿年纪还小，修为迟早会修上去，他只是没掌握方法而已。他跟着林上仙游历一程，说不定便开窍了。那就请母亲去和上仙说，我断不能传这种话。”放肆！女王愤怒，一掌拍到桌案上，两边的人被吓了一跳。 赶紧劝道：“女王息怒，大公主，您说什么呢？还不快向女王赔罪！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。”风雨家站在殿中，虽然身子纤细，可是脊背依旧挺得笔直。论排行，我为长，他为次；论修为，我已修到三重境，他至今连第一节尾灵都没有修出来；论处争能力，我无论功劳、声望。 还有参政时间，都远远高于他。他凭什么堂而皇之的拿走我的理政成果？他凭什么什么都不做就想霸占别人的努力？ <sighs> 你凤凰女王都惊了，她完全没想到风雨家会说出这种话，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惊讶还是该生气。放肆！晨儿对你那样好，你却如此想他，你哪有当姐姐的样子？母亲。 若我是个男子，你还会说出这种话吗？风雨家分毫不让，针锋相对道：“只因为我是女子，我是姐姐，所以就要无条件的为他铺路。世上哪有这么轻松的事情呢？若是他想要王位，那就拿出真本事来；说是他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地方，那就该公平竞争，能者居之。”风雨晨已经完全呆住了。 他从没想到姐姐会和他争，他理所应当的觉得王位家产全是他的，他甚至觉得他们家其乐融融，再幸福不过。他完全没想到，在风雨家眼里，这一切截然不同。风雨家将这些话说出来，果然心里痛快了很多，连隐隐滋扰他的心魔也变淡了。风雨家依然端庄大方地给凤凰女王行了个礼，说。 既然话已经说开，我便不瞒着母亲。凤凰族的王位，我亦有意。若母亲想留给风雨辰，那就让他在实力或名望上打败我，指望我主动退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风雨家说完，都不等女王和风雨辰的反应，转身就走。他出门时，身后传来瓷器破碎的声音。风雨家没有理会。 继续往前走，他才踏上回廊，身后忽然传来风雨晨的呼喊声。风雨晨快步追上来问：“姐姐，你为什么说这些话？”“我为什么不能？”风雨家一平静地看着他：“只许你当太子，不许我当女王吗？我们同为王室嫡出，继承权平等，那就公平竞争，能者得之。” 风雨晨受到了剧烈冲击，他看着风雨家，不敢想象这是他心目中善良温柔的姐姐。风雨晨语带失望，摇头说：“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风雨家极轻的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失望？你唯一比我强的，只有你的性别。然而凤凰族从来没有女子不得继位的规矩，母亲自己就是女王。” 凭什么我不能？风雨晨想要反驳，但是他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许久都想不到说什么，唯有干巴巴的说：“可是我对你那么好，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你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”你对我好，是因为你从没有把我看作你的竞争对手，一个暂居王宫，只需要一副嫁妆就能打发的姐姐。 你自然不吝于好生款待，但是我不需要。我是长女，我比你优秀，比你努力，也比你得人心。凤凰族的资产，王室的地位，我亦有权利竞争。风雨家说完，静静看了风雨晨一眼，说：“我的弟弟，你该努力了，不要仗着母亲偏心，就觉得一切理所应当。” 日后，拿出实力说话。齐河一艘黑船上，叶重玉和素隐月躲在房间内，静悄悄的往另一边渡去。齐河已经靠近仙魔边界，天界禁止私通魔界，但是有利益就有买卖，边境上的黑色产业链屡禁不绝，只要出得起价，有的是人做偷渡生意。这艘船就是其中之一。 林青霄晋升时，叶崇玉和素隐月乘机离开。这一路上，他们走得担惊受怕，颠沛流离。素隐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漂泊，病又重了。素隐月躺在床上昏睡，叶崇玉坐在阴暗潮湿的船舱中呆望许久。这就是他的命运吗？曾经他坐拥华府美食，高床广厦。 只要是他看中的东西，有的是人忙不迭送到他眼前。然而现在，他却挤在逼仄狭窄的低等舱，连腿脚都伸展不开。身后素隐月咳嗽不断，但是他连药都拿不出来。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啊？他本来有着无比光辉的前程和未来啊！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林清霄。 叶崇玉凝滞很久，眼中的光渐渐坚定起来。他知道，前些天那个所谓的远古大能，并不是宋基远的老爷爷，而是魔神。他也知道，魔神传他功法必不怀好意。但是那又如何呢？叶崇玉已经没有选择了。叶崇玉在识海中翻开魔神留下来的功法，当初时间仓促，魔神只留下了半卷，而且残缺不全。 魔神是上古时代的人，他的功法里有许多古字古词，叶崇玉看得磕磕巴巴，但是叶崇玉还是坚持下去，自己连蒙带猜，跌跌撞撞地练习新功法。没人指导，练功法很容易走火入魔。然而叶崇玉莫名自信，他是不同的，其他人会走火入魔，但是他一定能够误打误撞练对。 天渐渐亮了，船舱外走过来一个醉汉，骂骂咧咧，在黎明时分非常刺耳。叶崇玉认得这个人，这群人狗眼看人低，先前给过他不少难堪。叶崇玉睁开眼，瞳孔里是妖异的红光。魔神以吞噬力量为生，吞噬远远比自己积累快得多。洛寒并不知道凤凰族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。 王室内部的波动并没有传到洛寒这里来，他很快就打点好行装，动身前往东海。他本来就打算去找菩提树问情况，现在林清霄要去找玄龟，也算殊途同归。如果能从玄龟那里问到原委，洛寒就不必去寻菩提树了。玄龟毕竟知道在东海，菩提树，鬼知道他在哪儿啊！ 梧州在温暖湿润的腹地，东海却在世界极东的海洋。这一路千里迢迢，他们搭乘最快的飞舟，全速前进，都足足走了五个月。洛寒站在船栏前，看着前方浩无际涯的蓝色海洋，问：“东海这么大，玄龟到底在哪里啊风雨家摇摇头说：“海洋和陆地素来互不干涉，玄龟是东海的老祖宗。” 在东海威望极高，我们除非询问东海水族，否则仅靠我们自己之力，恐怕找不到他。海洋之下微不可测，这么大的海域，指望偶遇显然不可能。若是下水寻找，没有东海水族领路，就算他们一行人个个是好手，也十分危险。洛寒叹气，漫无边际的海洋线上，慢慢出现一群岛屿。 洛晗在海洋上飞了一个月，忽然看到陆地，整个人都激动起来。啊！前方有岛屿，这是哪里？风雨家也不知道，他拿出地图来，正在寻找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千里银沙。”风雨家怔住，回头见是林清霄来了。风雨家对他点了点头，主动离开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